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玉兰问许三观：“你说。” 你和那个林大胖子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胖的女人，你都要？许三观伸手摸着自己的脸说：“嗯，他摔断了腿，我就去看看他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吗？什么人之常情啊？你爬到人家床上去也是人之常情？你说下去。哦，我。” 我伸手去捏捏他的腿，我问他哪儿疼，是大腿还是小腿？我我先是捏小腿，我后来捏到了大腿上。你这个不要脸的，接下去呢？接下去你干了什么？嗯，接下去，你你接下去。 我我我就捏住了他的奶奶奶子，啊呀！许玉兰喊叫了起来：“你这个没出息的，你怎么去学那个王八蛋何小勇呢？”于是，许玉兰就从许三观手里缴获了三十元钱。这三十元钱。 有二十一元五角花在做衣服上，徐玉兰给自己做了一条卡其布的灰色裤子，一件浅蓝底子深蓝碎花的棉袄，也给一乐、二乐、三乐都做了新棉袄，就是没有给许三观做衣服，因为他和林芬芳的事儿让许玉兰想起来就生气。一转眼，冬天来了。 许三观看到许玉兰和一乐、二乐、三乐都穿上了新棉袄，就对许玉兰说：“我卖血挣来的钱，花在你身上，花在二乐和三乐身上，我都很高兴。呃，就是花在一乐身上，我心里不高兴。”许玉兰这时候就会叫起来：“那。” 把钱花到林大胖子身上，你就高兴了。许三观低下头去，有些伤心起来。一乐，不是我的儿子，我养了他九年了，我接下去还要养他好几年呢。这些我都认了。我在私厂送蚕茧挣来的汗钱，花到一乐身上，我我也愿意了。我。 我卖血挣来的钱，那是血钱呀！我再花到他身上，我心里就要难受起来。徐兰听他这么一说，就把那三十元里面剩下的八元五角拿出来，又往里面贴了两元钱，给许三观做了一身藏青的卡其布的中山服。他对许三观说：“这衣服。” 是你卖血的钱做的，我还往里面贴了两块钱呢。这下你心里不难受了吧？许三观没有做声。自打被许玉兰抓住把柄以后，他就不能像以往那样神气了。以前家里的活都是许玉兰在做，家外的活由许三观承担。许三观与林芬芳的事被揭出来以后。 徐兰神气了一些日子，经常穿上金纺的线衣，手里放一把瓜子儿，在邻居的家中是进进出出，嗑着瓜子儿与别人聊天，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。而这时候，许三观却在家里满头大汗的煮饭炒菜。邻居经常走进去看许三观做饭，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模样就要笑，他们会说。 哈哈哈，许三观呐，你在做饭呐？哎，许三观，你炒菜的时候太使劲了，像是劈柴似的。许三观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勤快了？许三观就说：“哈哈，没办法，我女人抓住我的把柄了，这叫风流一时，吃苦一世啊。” 许玉兰则是对别人说：“哎，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我以前什么事儿啊都要先想着男人，想着儿子，只要他们吃的多，我宁愿自己吃的少；只要他们舒服，我宁愿自己受累。现在，我想明白了，往后呀，我要多想想自己了。” 我要是不替自己着想啊，就没人会替我着想啊。男人呐，靠不住。家里有一个西施一样漂亮的女人，他还要到外面去风流。哎，这儿子啊，也靠不住。许三观后来觉得自己确实是干了一件傻事儿，傻就傻在给林芬芳送什么肉骨头、黄豆啊。 那么一大堆东西往桌子上一放，林芬芳的男人再笨也会起疑心呐。许三观再一想，又觉得自己和林芬芳的事儿其实也没什么呢。再怎么他也没和林芬芳弄出个儿子来呀，而徐玉兰和何小勇弄出来了一个一乐，他还把一乐抚养到了今天呢。 这么一想，许三观心里就生气了。他把许玉兰叫过来，告诉他：“哎，从今天起，家里的活我不干了。”他又对许玉兰说：“你和何小勇是一次，我和林芬芳也是一次啊。那你和何小勇弄出个一乐来，我和林芬芳弄出四乐来了没有啊？没有啊，啊，是不是？” 我和你都犯了生活错误，可是你的错误比我严重啊！薛玉兰听了他的话以后，哇哇的叫了起来。他两只手同时伸出去，指着许三观说：“你这个人真是禽兽不如啊！本来我已经忘了你和那个胖骚娘们的事儿，你还来提醒我。” 我前世造的孽，今世得报应啊！他喊叫着，又要坐到门槛上去了。许三观赶紧拉住他，对他说：“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以后不说这话了。”这一天，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：“哎，玉兰。” 今年是一九五八年呐，啊，人民公社大跃进，大炼钢，哦，还有什么？哦，我爷爷、我四叔他们村里的田地啊，都被收回去了。从今儿往后啊，谁也没有自己的田地了啊，那田地啊都归国家了，要种庄稼得向国家租田地。 哎，到了收成的时候呢，要向国家交粮食啊。这国家呀，就像是从前的地主啊。啊、当然，国家不是地主，应该叫呃人民公社。哎，对了，我们私厂啊也炼上钢铁了，厂里呀砌出了八个小高炉啊。我和四个人管一个高炉。我现在呀，不是私厂的送检工许三观。 我现在呢是私厂的炼钢工许三观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他们都叫我许炼钢啊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要炼那么多钢铁出来呀？啊，这人呐是铁，饭呐是钢，啊，这钢铁呀就是国家的粮食，就是国家的稻子、小麦啊，就是国家的鱼和肉啊，所以呀。 炼钢铁呀，呃，就是在田地里，呃，种稻子。过了几天，许三观又对许玉兰说：“哎，我今天呐到街上去走了走，我看到很多戴红袖章的人是挨家挨户的进进出出，把锅收了，把碗收了。” 哎哎，把米也收了，还把油盐酱醋都收了去。 <laughs> 我想啊，过不了两天呐，他们就会到我们家来收这些东西了。说是从今往后啊，谁家都可以，呃，不用自己做饭了，要吃饭去大食堂。哎，哎，你知道这城里有多少个大食堂啊？ 我这一路走过来呀，我就看到了三个。那我们私厂一个，呃，天宁寺是一个，哎，那个和尚庙也改成食堂了，里面的和尚啊，全戴上了白帽子，围上了白围裙，全成了大师傅了。 <laughs> 啊，还有我们家前面的那个戏院，这戏院呢也变成了食堂。 <laughs> 你知道戏院食堂的厨房在哪儿吗？嘿。 就在戏台上，哈哈哈哈哈！唱越剧的小旦、小生一大群都在戏台上洗菜淘米呢。听说那个唱老生的是司务长，那个丑角是呃副司务长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前天呢，呃，我带你们去私厂大食堂那吃了饭。昨天呢，我带你们去天宁寺大食堂吃了饭。嗯。 那今天呢，我带你们去戏院大食堂吃饭。哎，这个天宁寺大食堂的菜里面肉太少了。和尚们以前是不吃荤的，所以呀，肉就少。哎，我们昨天在那儿吃青椒炒肉的时候，你没听他们在说吗？这不是青椒炒肉，这是青椒少肉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我说菊兰。 三个大食堂吃下来，你和儿子们都喜欢戏院的大食堂，可我还是喜欢我们私厂的大食堂啊！哎，那个戏院食堂的菜啊，味道不错，就是量太少了啊。嗯，我们私厂大食堂啊，哎，菜多，肉也多，哎呀，吃的我是心满意足啊！哈哈，呃，我在天宁寺食堂吃了以后啊。 啊，没有打饱嗝，在戏院食堂吃了呢，也没有打饱嗝。哎，我就是呃，在我们私厂食堂吃了以后啊，哎呀，这饱嗝是打了一宿，一直打到天亮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明天啊，明天我带你们去市政府的大食堂吃饭。嗯，那儿的饭菜呀，是全城最好吃的。哎，我是听方铁匠说的。 他说：“那儿的大师傅啊，全是胜利饭店过去的厨师。这胜利饭店的厨师做出来的菜呀，那肯定是全城最好的。哎，你知道他们最拿手的菜是什么吗？就是爆炒猪肝啊！” <laughs> 过了一会儿，许三观又对许玉兰说：“哎。” 徐来，呃，我们明天呐不去市政府大食堂吃饭了，在那儿吃一顿饭呐，累得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这全城啊，起码有四分之一的人都到那儿去吃饭啊，吃一顿饭那比打架还费劲儿，把我们的三个儿子都要挤坏了啊！我衣服里面的衣服全湿了，还有人在那儿放屁，哎呀！ 弄得我是一点胃口都没有。哎，咱们明天去私厂食堂吧。嘿嘿，我知道你们想去戏院食堂，可是那戏院食堂已经关掉了。对了，听说呀，天宁寺食堂这两天也要关门了。就是我们私厂食堂还没有关门的。不过我们得去的早点，去晚了呀，就什么都吃不上了。 哎，这城里的食堂要全关门了，好日子就这么过去了。从今以后，谁也不来管我们吃什么了。我说，我们是不是重新自己管自己呀？可是，咱们吃什么呢？雪玉兰说：“哎，床底下还有两缸米呀。” 当初他们来我们家收锅、收碗、收米、收油盐酱醋的时候啊，我舍不得这两缸米，舍不得这些从你们嘴里节省出来的米，我呀就没有交出去。徐玉兰嫁给许三观已经有十年了，这十年里，徐玉兰天天算计着过日子，她在床底下放着两口小缸。 那是装米的缸，在厨房里还有一口大一点的米缸。徐玉兰每天做饭的时候，先是揭开厨房里米缸的木盖按照全家每个人的饭量往锅里倒米，然后再抓出一把米放到床下的小米缸中。他对许三观说：“每个人多吃一口饭，谁也不会觉得多。” 少吃一口饭，谁呀也不会觉得少。他每天都让许三观少吃两口饭，有了一乐、二乐、三乐以后，也让他们每天少吃两口饭。至于他自己，每天少吃的就不只是两口饭了。节省下来的米被他放进床下的小米缸，原先只有一口小米缸。 放满了米以后，他又去弄来了一口小缸，没有半年又放满了。他还想再去弄一口小缸来，许三观没有同意。哎，咱们家又不开米店啊，你存了那么多米干什么呢？到了夏天吃不完的话，米里面就会长虫子的。徐玉兰觉得许三观说的有道理。 就满足于床下只有两口小缸，不再另想办法了。米放久了就要长出虫子来，虫子在米里面吃喝拉睡的，把一粒儿一粒儿的米都吃碎了，好像面粉似的。虫子拉出来的屎也像面粉似的，混在里面很难看清楚，只是稍稍有些发黄，所以。 床下两口小缸里的米放满以后，徐玉兰把它们倒进厨房的米缸里。然后她坐在床上，估算着那两口小缸的米有多少斤，值多少钱。她把算出来的钱叠好了，放到箱子底下。这些钱她不花出去。她对许三观说：“这些钱是我从你们的嘴里一点一点掏出来的。” 你们一点儿都没觉察到吧？哈、这些钱平日里不能动，到了紧要关头啊，才能拿出来。许三观对他的做法不以为然。哎，你这是脱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呀！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人活一辈子，谁会没病没灾呢？谁没有个三长两短呢？ 遇到那些倒霉的事儿，有准备呀，总比没有准备好啊。聪明人做事儿都给自己留着一条退路啊。再说，我也给家里节省出了钱呢。徐玉兰经常说：“灾荒年景会来的，人活一生总会遇到那么几次，想躲。” 是躲不了的。当三乐八岁，二乐十岁，一乐十一岁的时候，整个城里都被水淹了，最深的地方有一米多，最浅的地方也淹到了膝盖。在这一年六月里，许三观的家有七天成了池塘。 水在他们家中是流来流去，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还能听到波浪的声音。水灾过去以后，荒年就跟着来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许三观和许玉兰还没有觉得荒年就在面前了，他们只是听说乡下的稻子大多数都烂在田里了。许三观。 就想到爷爷和四叔的村庄，他心想：好在爷爷和四叔都已经死了，要不他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呢？他另外三个叔叔还活着，可是另外三个叔叔以前对他不好，所以许三观也就不去想他们了。到城里来要饭的人越来越多了。 许三观和许玉兰这才真正觉得荒年已经来了。每天早晨打开屋门，就会看到巷子里睡着要饭的人，而且每天看到的面孔都不一样。那些面孔也是越来越瘦。城里米店的大门有时候开着，有时候就关上。 每次关上后重新打开的时候，那米价就往上涨了几倍。没过多久，以前能买十斤米的钱，只能买两斤红薯了。私厂停工了，因为没有蚕茧；徐玉兰也用不着去炸油条了，因为没有面粉，没有石油。学校。 也不上课了，城里很多店都关了门。以前有二十来家饭店，现在只有胜利饭店还在营业。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：“哎呦，这荒年来的真不是时候啊！要是早几年来，我们还会好些呢。就是晚上几年来，我们也能过得去呀。” 偏偏这时候来了，啊！他偏偏在我们家底儿空了的时候来了。哎，你想想，先是家里的锅和碗、米和油盐酱醋什么的被收去了，那家里的灶也被他们砸了。原以为呀，那几个大食堂能让我们吃上一辈子呢，没想到只吃了一年，一年以后。 又要吃自己了，这重新起个灶要花钱呢，重新买锅碗瓢盆要花钱呢，重新买米和油盐酱醋也要花钱呢。这些年呐，你一分两分节省下来的钱就一下子花出去了。嗨，这钱花出去了倒也不怕呀。 只要能安安稳稳过上几年，家底儿自然又能积起来一些呀。可是，啊，这两年安稳了吗？那先是一乐的事儿，乐不是我儿子，啊，我是当头挨了一记闷棍呐。哎，算算算，哎，这些就不说了。这个一乐，还给我们去闯了祸。 让我赔给了方铁匠三十五元钱呐！唉，这两年呐，我过得是一点都不顺心呐。紧接着，这荒年又来了。好在，这床底下还有两缸米呀。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。 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